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Mm -hmm. 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never could have done this far. Mm-hmm. 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me new fashion. 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Ooh, you always have my unspoken passion. Although 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I don't want clever conversation. I never want to work that hard. Mm,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you

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 谁比你重要？狂风与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 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 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 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最终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 是平凡却最重要。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 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走不。

谁在今宵倚着看雨丝？和谁互诉热情说话儿？我仍然在走，即使你是。

田园宁静，草青葱，摇摇几点山风。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湿。像外初秋意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 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系我到此刚一天，我喜欢耕种。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 看似浪淘动，极目远远望丛林处，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雨中幽幽更迷蒙。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 细心的推上，上高山不轻松，但系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我一生不轻松，但系我到此刚一天，我喜欢耕种。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系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素麗幼面，哪怕去到遠遠那方，前程盡願望，自命百煉鋼，淚下抹乾，敢抵抗高山，攀過望遠方，斜陽裏氣魄更壯。 這樣樂啊，心中不必驚慌，知道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利又互勉，哪怕去到遠遠那方，前程盡願望，自命百煉鋼，淚下抹乾。

斜陽落下，心中不必驚慌，知道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勵又互勉，哪怕去到遠遠那方，前程盡願望，自命百年钢，淚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過望遠方。 斜阳落尽，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又友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

不過就送俾大家，blah blah blah blah，希望大家中意啦。私は泣いたことがない明かりの消えた街角で速い車に乗っけられても急にすっぴんかけられても怖くなかった 赤いスカーフが揺れるの不思議な気持ちで見てたけど私泣いたりするのは違うと感じてた私は泣いたことがない冷たい夜の真ん中でいろんな人とすれ違ったり嘆きす受け止めたり投げ返したり たび思い出ばかりが増えたけど私泣いて

believe that you have left me. I 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t's true.

by the look in your eyes. When I'm standing beside you, there's a fever burning deep inside. Is there another in your memory? Do you think of that someone when you hear that special melody?

盼我的真心能够开解伤心人。如果今天你能，能否轻轻一吻，让点点开心由嘴边印？纯真青春的心底。 再不荒废，从此打开心中美丽的迷。年轻青春的心灵，找到热爱真谛。莫再将心和常紧闭。

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亮。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 他以足跡世道，笛聲追捕，夜靜里詳述這故事。過去我也曾在此，與他風中相擁抱，相處時計劃未來事，用雲彩寫我名字，一起歡呼，一起嘆息。 永不分作意，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的星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春到世上满串欢唱，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亮，像在唱，谁令每夜长？当再经过雪路，已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 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那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 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寄的星里，直至来日再会时。

Thank you. to you.

sharpens, heightens each sensation. Darkness wakes and stirs imagination. Silently, the senses abandon their defenses, helpless to resist the notes I write for I compose the music of the night. Slowly, gently, night unfurls its splendor. Grasp it, sense it, tremulous and tender, hearing. as lightning soft as candlelight. Dare you trust the music of the night? Close your eyes, for your eyes will only tell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isn't what you want to see. as you open up your mind, let your fantasies unwind in this darkness which you know you cannot fight. The darkness of the music of the night. Close your eyes.